好，各啊各位，我们今天啊来学习一段啊旧约的圣经，这是这样，刚才啊啊们弟兄已经带我们啊念过，啊是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的一部分，第一到第六节。那有关于正道的题目啊，我有时候喜欢用在那个啊主题经文里面，呃最。 重要的，或者是最突出的啊一句话啊，或者啊呃一个词来当做啊当当天的题目。那所以今天的题目是“常常等候神”，是在十二章第六节里面啊出现的五个字。所以这题目是“常常等候神”。那个我们知道《何西阿书》是小先知书的一部分。 的一步啊，那事实上它是十二十二本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部哈。那何西阿是在呃主前七百年，也就是说主前第八世纪时候的北国的先知哈。跟他同时候的先知有以赛亚、尼加跟阿摩斯。那何西阿这个名字，呃呃，在旧约里面。 呃，跟呃跟呃，以赛啊，跟约书亚，sorry，跟约书亚，然后在新语里面跟耶稣啊是同一个字根，都表示神拯救的意思哈，神拯救的意思啊。那何西阿书一共分了两大部分，那第一部分是前三节，在这里啊，在这这三本书里，呃，这三三三章里面。 呃，这这三章叙述了先知和西亚他一个悲剧性的婚姻。神要和西亚娶了一个妓女当他的妻子哈。那神要以这个这个婚姻的经历来宣告以色列民对神的不忠那以下呃，和西亚书后面九章是呃是先知对以色列民指出他们的罪恶以及宣告。 神的审判和惩罚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，呃，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啊，这十二章的啊，第一到第六节哈，我们先学习啊前两节，呃，第一跟啊第二节，我们再开始，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哈，那开始之前，我们在一起在这这六节圣经。 我们再一起再念一遍，好吧？请各位请。时常千听虚谎和强暴，与雅书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湖中抓住哥哥的脚跟。 壮年的时候，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恳求，在玻璃盆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小遇我们以色列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好，我们先看。 啊，这啊啊前两节哈，那前两节第一到第二节是呃，何西亚对以色列民的责备哈，的责备。那那个呃，以色列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哈。所以这一节里面指出以色列追求。 没有用的东西，并且他们的虚谎和强暴不断的增加，他们不信神的能力，而去寻求世上的强权的保护。哈，那这边讲到呃以法莲，以法莲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来啊指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哈，这这指北国呃北国以色列。好，那呃以法莲吃风啊，且追赶东风。 那“吃风”什么意思？在 King James Version 跟啊 New International 啊 Version 都翻译成我们刚才啊念有英文的时候也是这 f e e s s on the wind 就就说以风为食。我们晓得风是不可以当食物的哈，所以这是完全没有用的。那追赶东风也是同样的意思，那就是嗯捕风捉影。 那是毫无实际的结果，是毫无实际结果。同时呢，那东风也可能指从巴勒斯坦，呃，呃东面旷野里面所吹的炎热和干燥的风哈，会带来危害跟毁坏啊，跟毁灭。所以以法连之风且追赶东风，是指出以色列人对亚述和埃及的追求不但没有用，还会遭害哈。 啊，时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哈，虚谎讲的是对神的不忠，以色列表面上敬拜神，但是完全没有内在的实质哈，他们一面敬拜神，同时另也一面去敬拜偶像哈。所以他们敬拜神是假的，是虚谎的，完全没有实际的哈。那另外社会的暴力也天天的增加。哈。 然后他们更进一步，他们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哈。那在主前八世纪的时候，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成了当时强国亚述的附庸国。那以色列王向亚述王进贡，亚述王进贡。后来以色列王趁着亚述王年啊啊那个去世哦，那政治不安定的时候，新王刚刚上任，所以他就是改投他的。 啊，去改投埃及，送油到埃及，那个油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石油哈？是那呃橄榄油，油啊，以色列出橄榄油，把送油到埃及，就是说进贡，向埃及进贡，那希望能够呃呃埃及得到埃及的保护哈。结果事实上事实不然，结果是他们的他们的举动行动激怒了新的呃亚述王哈，所以在在祖先七百二十二年。 亚述王啊再度出兵啊，就啊啊造成北国以色列国的灭亡啊，以色列国的灭亡。所以说，他们向世上的强权投靠，先先向亚述或向埃及，是完全是是没有用的哈，完全是没有用的。好，那啊。 耶和华与犹大由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报应他。那这一节是宣告神对整个以色列民的审判和惩治，哈。这包括了南国的犹大，哈。这包括了南国的犹大。呃呃，因为这这这边说哈，神和犹大争辩，好像是说神在跟跟犹大，犹大指的是南国，在争吵。 神跟人家争吵啊，其实其实不是的啊。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，英文说 “The law has a charge to bring against Judah”，所以说神这是个法庭的用词，神在控诉，在控告犹大。哈，犹大为什么被控告？因为他们也是跟北国一样，南国犹大哈，跟北国一样，他们远离了神，他们也也开始也在敬拜偶像哈。所以神，所以不只是北国。 不只是南国两两个，所有的犹太民族后面是雅各哈，依照雅各所行的，这边的雅各是讲到啊啊，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哈，南国北国在内，他们都背叛了神啊，所以神要啊要惩罚他们，要审判他们。好，那这是这两节所讲的哈，所以这两节的经文里面，呃，先知何西雅指出了以色列民。 投靠世界，不依靠神，远离了神哈。其实当时的以色列，以色列民，如果啊在在何西阿啊书其他的部分，以及很多其他的先知书都可以看到，他们不只是离弃神，他们不只是归向世界哈，他们很犯了个另外一个很大的罪，就是敬拜偶像哈，说敬拜偶像，所以这几点对我们每个人。 都是一个啊很大的提醒啊啊，我们是不是会有心无心的追随世界？在这个败坏的时代，我们的信仰、我们的作为是不是坚定？我们的心中是不是被一些无形的偶像所充满，使我们啊每天慢慢慢慢的远离了神，离开了神哈？所以这些是要需要我们常常。 检讨和警戒啊！先知何西雅的所处处的时代是一个道德信仰所沉沦和败坏的时代啊。那我们现在在住的美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，在这极度的败坏之中啊，极度的败坏之中。那我们啊，我们现啊啊，同样的在呃，所以就这个就像就像保罗在菲利比书上。 啊，所提到的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刚才敦发在祷告词里面也提到，我们出来处的是弯曲背谬的时代，哈，弯曲背谬时代。所以在这个呃黑暗的环境里面，这个败坏黑暗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信徒，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要不追随这个世界，我们还要像保罗勉励菲利比信徒啊所说的，啊所说的要。 如明光照耀哈，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第二章第十五节，呃，我们可比一起念一下哈？第二章十五节，使你们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他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哈。 这边讲的明好像明光照耀，这边的明光照耀，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都能够发出啊巨大耀眼的光芒，而是说像，而是像主耶稣基督所说，我们要是光是眼，是别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基督啊，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，使你们无可指责。 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保罗要我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像明光照耀。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勉励。好，下面三节是。 呃，讲到呃先他们先祖雅各的啊一段的经历啊，我们在刚才在第二节里面他已经提到雅各哈，不那边雅各是代是是指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哈，那这边从这个雅那时候提到整个以色列，指的雅各，他那个呃呃这里那个何西亚的论述，就从以色列民转到先祖雅各哈，那是何西亚这里追溯以色列。 呃，原来的名字是雅各的历史的根源，历史的根源。根据《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记载，雅各是抓住他双生兄弟以撒的脚跟出生啊，呃，他是啊双胞胎呃兄弟哈。那他出生时候，抓了他的哥哥以扫哈，抓了哥哥脚跟啊出世的哈。所以他这个这个这个抓住这回事，就变成他的。 就变成他的名字哈，其实他的名字是雅各，是雅各。雅各的原意是保护跟赏赐的意思哈，可是同样一个同音字，也是啊，是抓住的意思哈，因为他是抓住他哥哥脚身脚跟出生的，然后他的性格又是很喜欢抓的人，所以他抓住这个名字反而变成雅各的代表，他真正的名字常常被人所忘记哈，所以雅各。 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所以他是一个抓的人，抓的雅各，抓的雅各。我们晓得雅各啊，在雅各的时代，讲到一个抓脚跟的人呢，是表示这个人不是一呃是一个不诚实、用欺骗手段来获取利益的人啊。那早年的雅各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故事，他用红豆汤一碗红豆汤，那个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哈。 在那个时候，长子的地位是非常，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非常重要、非常特殊的他用一碗红豆汤，趁他哥哥又饿又累的时候，就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然后跟他妈妈一起合作啊，然后用用用用也用欺诈的方法啊，那啊，因为他的父亲啊眼年年纪高迈，眼睛看不清楚哈，把他他因为他装假。 啊，那个啊，就因为他是他的哥哥姨嫂，就得到姨嫂长子的祖父，所以他骗取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，又得到他父亲的祖父哈，所以他是一直在在欺骗哈，在抓抓他的啊权利啊权益。OK，可是后来这个引起了姨嫂非常的愤怒哈，那姨嫂扬言要去要杀掉他。 所以，所以在他的母亲的警告跟劝告之下，就是逃开了家，离了家，啊，到到哈兰，就是现在的呃以色啊叙利亚的北部，到哈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哈，去靠他舅舅，在在拉班家里一住就住了二十年哈，前四十年是为了为了呃侍奉，为了得到他的妻子哈来侍奉拉班，然后六年啊是在那边。 啊，四风，所以在二十年里面，他真是棋逢对手哈。他这他自己很狡猾，很狡诈，用手段，然后又自自以为是，这个非常啊顽固的人，又自以为是，然后又完全就用一切都靠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用手段哈。这棋逢对手，碰到他的舅舅那般啊，比他还厉害哈。那十次减了他的工价哈，啊，然后又用的第一次是骗他说。 他因为他要他要他要娶拉杰，就给服侍了七年，就给他他的舅舅给他的啊啊给了他呃利亚啊，这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又再服侍七年，得到了得了拉杰啊，然后在在后面的六年里面，他用了真的用了些啊特殊的手段，也说是欺骗的手段，来来得到他他啊他舅舅家里很多的得到了很多的羊群。 他变成非常的富有，呃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，佣人很多哈，他也富有。然后他叫衣锦荣归了，到时候这当然也是神叫他回家的哈。他就他就啊他就回啊回到回回到他的家乡去，回到啊迦南地区哈，回到迦南地区。所以说，然后这边讲到壮年时候与神教理哈。 这样这样，啊，壮年时候与神较力，就是呃，就是是讲到他他那个在指的雅伯渡口的地方，跟神跟神摔跤啊，跟神摔跤，那这个这个经历是雅各在生命在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啊，最重要的，经也是雅各灵命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啊。对于这个摔跤这个教力。 在在《创世纪》第三十二章有很很详细的记述哈，我啊这边西亚书只只用了很简单的几个字来解释哈。我们看一下《创世纪》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二啊第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啊，第二到三十一节。 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雅伯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 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何必问我的名？” 于是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，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鲁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哈。这边是一个，呃。 讲的非常的呃，关于这段的事情经经过讲到了非常非常的呃的清楚，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，一个非常生动的呃叙述啊，因为叙述叙述这边我们在这边就是说，当他们他把他所有的家人都送过了河哈，他们他分了很几队呃在路上行走，然后呢呃快要到到呃加斯坦的时候。 巴勒斯坦的时候，或者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要渡过啊，渡过，我相信是约旦河哈，那个渡河，然后那个他他所有的家人都渡过去了，剩下他一个人哈，剩下他一个人，然后有一个人来，要跟他摔跤啊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摔摔摔跤到一直到到天明哈，那个好像那个人那个人打不过他，摔不过他哈，那个雅各是赢了，可是可是。 可是那个时候，那个人就扭了他一把，他的大腿窝扭了一把，他的呃摸了一把啊，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就就扭了。这时候我相信，这时候雅各他知道跟他摔跤的是谁啊，他就要求请求他的祖父啊，这个人啊就啊要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他改改名叫以色列，然后然后给他祖父，然后到了天亮了以后，太阳出来的时候。 雅各就瘸了哈，他这个瘸腿是变成永久的瘸腿哈，这是这一段这一段故事哈。我们从这这段故事里面，我们来看一看啊呃，想想几个问题，看看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跟雅各摔跤的是谁啊？雅各摔跤的是谁？我们刚刚看到里面，他一开始他这时候，他说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。 然后下面下面几节里面有五次，呃，五次都提到那人、那人、那人、那人，哈，所以说很明显的，给雅各摔跤的是是一个人，哈，是一个人，是吧？可是呢，我们在看，其实是看，呃，在我们看二十八节说，他给他改名字，他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哈，他跟神跟人较力，他他的人的话，拿班他最后还是赢了哈，那都都得了胜哈。第三十节说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皮鲁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那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仁得保全。当然，在何西阿十十三十二章第三节里面，非常直截了当的说。 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啊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他跟他跟他摔跤的是谁？是神啊！哇哦，这个这个经历实际上真是不得了的经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真的可以看到，神是多么爱雅各啊！他自己亲自来到世上，来啊来，亲自面对的对了雅各啊。所以说，说是神啊，在啊。 作为跟神、跟雅各摔跤的人是神自己哈，神自己。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哦，在旧约里面有类似的情形几次啊发生哈。那第一次在旧约圣经里记载的是在，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，啊在啊啊在曼利的橡树下面哈，橡树下面，神向亚伯兰显现。其实创世纪第十八章。 第一节就直截了当的说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哈，所以说神他以人的形形态来到世上，那时候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哈，亚伯拉罕正在正在帐篷门口看到有人来了，马上出去迎接他们哈，结果这次出现了实上是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神哈，亚伯拉罕看到他们以后。 马上向他们下跪，马上向他们下跪。我们知道在这，然后呢 offer 他们水跟食物哈，然后向他们下跪。就在这次啊，神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也告诉撒拉说，你在一年以后，你们将有一个孩子哈，将样一个孩子。然后那时候亚亚伯拉罕应该将近一百岁，九十九岁哈。 然后呢，也是在同一个神跟他见面。这次见面的时候，亚伯拉罕，呃呃，那个，呃，向神向向神讨价还价哈，那个要为了拯救索多玛，因为他的他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，所以他跟神讨价还价。他起先说，如果有五十个艺人的话，就神不要毁灭索多玛。然后从五十个一直降到啊多少，四十。 三十五、二十、十，是吧？最后最后降到十个。如果索多玛有十个亿人，啊，神要求神都不要毁灭索多玛，神答应了他哈。如果索多玛有十个亿人，我就不毁毁灭索多玛哈。所以这这是在同一章里面，那个啊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跟亚伯拉罕对跟神的一些一些交谈啊，然后。 第二，第二处地方是在《约书亚记》第五章啊第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记载，约书亚见到神啊，约到神。那时候，呃，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渡过了约旦河哈，就朝耶利哥啊，朝耶利哥啊方向走去哈。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啊，有天早上啊，约书亚站在站着，看到一个人，一个拿了刀的人哈，站在他的面前。 他就问那个人说：“你是来帮我们的呢，还是来来帮敌人的？还是来帮敌人的？”然后那个人就对他说：“说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啊，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西亚听到以后，马上匍匐在地，啊，请，啊，他知道他见到了神，哈，所以耶，啊，神是约约，啊，是。 啊啊！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哈，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是在，所以神再次向要向约书亚显现啊。那另外在四世纪里面第四十三章里面记到，呃，神向参生，啊，参参生的父母亲显现啊，让参生的父母亲显现，然后然后呃教再告诉啊三啊他们的他的父母亲参生的父母亲。 要怎么就告诉他？首先告诉他有这个孩子要来，要怎么样啊？带领这个孩子哦。于是啊，参生的父母亲向耶和华献献了祭啊，为耶和华所悦纳啊。这是这第三次出现。那第四次是在但义书里面。但义书里面，我们晓得那个很有名的故事：但义的三个朋友因为不不肯拜那金像啊，不肯拜那金像，所以所以说被呃被尼布甲尼撒王。 捆起来，丢到非常非常高温的火炉里面去啊，去把他们烧死。那绑起来了，可是丢进去以后，看到，啊，尼布甲尼撒王跟其他人看到，原来是绑到的啊。结果他们虽然是已经没有绑，在里面，在火炉里面，在里面走路游走啊，而且不止三个人，有四个人，呃，看到四个人，那那也尼布甲尼撒王啊，说这这个第四个人的面貌样子。 像神子啊，这是这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啊所做的一个评判哈，所以那个加上这么多了一个人哈，呃，他们没有不但没有伤害呃那个人哈，所以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神以人的形态啊显现出来哈。那很多的神学家，包括在啊在宗教改革时候的的马丁路德。 啊，跟跟加尔文都认为，这是在旧约里面耶稣啊的几次的显现哈，耶稣耶稣以人生的啊的啊的身份来到世上哈，这是神学家的解释，我们啊不需要一定要听 But a n y w a y 神是在旧约时候曾经啊在至少在这几次里面。 啊，向人显现哈，所以说啊，说是啊，跟跟雅各搏斗的是神本人哈，是神本人。好，那下面啊，下面一个问题说，哦，神为什么要和和雅各摔跤啊？这到底什么意义？跟这个摔跤，他们找他来摔跤，到底是什么意义啊？摔跤是一种搏斗，它代表一个征战。 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常常甚至每天都在和神、和和人、和事物，甚至和自己在征战啊，在搏斗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摔跤者，都是一个摔跤者啊。我想神在这里要借着这次摔跤的过程和结果哈，来使雅各真正的能够认识神啊。 能够真正的真实的经历神，能够认识神，能够真正的认识神，还有认识神绝对的大能啊，绝对大能。同时呢，也使雅各自己认识自己的不足。这我们是非常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是雅各知道他是有限的，没有办法跟无限的神能够较量啊，能够较量。所以这次摔跤是神要造就雅各。 使他改变哈，是雅各在他余生的日子的其他的征战里面，能够脱去自我的倚靠，而完全顺服神啊，完全顺服倚靠神啊。所以我想，这种认识和这这个顺服倚靠的教训，也是我们每个信徒所要学习的功课哈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。 谁赢了？谁赢了？到底是谁 <laughs> 赢了？因为那照照那个创世纪前面的经文看啊，他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啊，他胜不过的这个这个雅各哈。然后二十八节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。”哈，那何何西阿书十十二章第四节说。 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哈，这边天使就指的是神哈。与所以说从从这边看，都是雅各赢了哈，都是雅各赢了，啊雅各赢了。可是我们再看看，最后事实上是神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将他他在正在摔跤的时候，就将他大腿，我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，我就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在表面上看。 好像是雅各赢了哈，可是真正的胜利者是神哈，是神哈。那个我看到有一个解释说，看到有个解释说，那个他说一个妈妈永远不能够胜过一个哭泣的婴孩哈， <laughs> 所以所以妈妈心软，所以这个孩子在哭的时候，妈妈一那那赢不过哈。然后我也看到其实啊，加尔文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解释哦，反正我觉得很。 哎，很，呃，很有意义哈。他说摔跤，这代表啊，代表我们经历是摔跤，是代表我们经历的的征战，这个 conflict 或者 struggle 哈。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征战，我们内心的征战，外面的征战，外面环境带来所一切，常常带来是我们有个一个摔跟跟着情况、事情这种的摔跤，在征战，在 struggle 哈。可是很多的 struggle。 是来自于神，是来自于神，是神给我们的，是给我们的试炼啊！是一个，所以说我们很多在不良的环境，或者和带来的困困难、困苦这些，事实上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啊，是给我们一个试炼机会。这既然是神给我们的试炼，我们的对手是什么？我们对手就是神，对不对？正如这边的雅各，他对手是谁？他的对手是神啊。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试炼，我们常常我们在有试呃遭到啊 struggle 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自己的力量来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这些 struggle 啊，特别是神的试炼啊。那在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求神的帮助，求神的带领，带领我们能够脱离。 能够战胜、克服这个 struggle 哈，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顺服神，啊求神的话，依靠神的话，神会跟我们、跟我们克服这个困难哈。那所以说，帮助我们的谁是是谁？也是神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对手是神，那帮助我们的也是神。那到底谁赢谁输哈？谁赢谁输？那他就说，加尔文用两只手。 来来比喻哈，那神用一只手来帮助我们，用一只手来对抗我们哈。那他帮助我们的手，若我们信靠顺服的话，他帮助我们的手，永远他所用的力量，永远大过敌对我们的手啊。所以一切都是神，神这边的雅各也是，但是在他是在挣扎里面，在跟神的搏斗里面，事实上神也是他的敌对者。 也是他帮帮助者哈，然后可是我们信靠他，依靠他，那他帮助的手的力量是大于他敌对我们手的力量，所以说啊，这是啊，最后我们看啊，看啊，所以给所以看，所以我们就要注意那个呃，就这边的雅各他说他所面对的是神自己啊，神自己，同样我们的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在我们挣扎里面。 我们啊，我们所面对的也是神哈，可是神会带给我们的帮助，神可以带给我们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顺服他，他会啊，好，所以说我们最后他最后是瘸变瘸腿了，是吧？所以他很很明显的，他最后是败了哈。可是他他败了，可雅各也是赢了哈。他虽然是败了，可是赢了哈，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完全的败在神的手里面。 降服在神的话，我们才是有个真正，啊，得胜的人生哦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胜利，是在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败在神的手里，由神掌管我们的一切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才会真正有一个得得胜的生命。 下面是雅各得到祝福哈。那第二十六节说：“那人说天黎明啊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哈。”然后第和和亚说第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他哭泣恳求啊，他哭泣恳求。所以说这边雅各他晓得对手对方是谁啊，他也晓得他是败了啊。 所以他求神的，神神的祝福。那何何下书书里面更进一更深一步的解释说，他是哭切恳求。但我们晓得恳求的是什么？呃，恳求啊，恳求神的祝福啊，也恳求神的啊的原谅啊，恳求神的祝福。然后他的哭切的，所以说哭切是因为他的感恩，因为他的悔改哦。我想他哭切是想到自己这一生来，这自己的。 多么的不是哈，多么的不不不不 worthy，不配哈，那个可是神一直在恩待他，一直在带领他，从他一个人到他舅舅家，一直到后来变成啊，在在在在说在物质方面对他的对他的呃祝福哈，呃而且给他改了改了名字哈，所以他对神的感恩，同时这个哭泣也表示他的悔改，对自己过去的一切。 他抓的本性，他欺骗啊，狡诡诈的本性，呃，完全的悔改。从此以后，他雅各是一个不同的人啊，不同的人。然后在这边讲到，在呃，在那个在二十九节里面说，雅各就想就要问，跟他摔跤人的名字啊，你的，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。然后神说，那人说哈，何必问我你我的啊名字？ 呃，他就在那里跟他嘱咐啊，所以他帮雅各改了名字之后，在雅各问他是谁，问他的名字之后，神就给雅各嘱咐啊。这边并没有讲到他嘱嘱咐的是什么，对雅各嘱咐是什么啊？可是我们可以知道，雅神给雅各的嘱咐，是他完完全全的改变，使他能够真实的认识神，真实的啊，真正的知道。 啊，然后经历神，经历神带给他生命的改变啊，所以经历神、认识神，应该是，应该是他雅各所得的最大的祝福啊。我们常常唱一首诗，人一一生最大的祝福啊，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，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。所以我们说。 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最大的祝福，就是神自己啊，真神自己。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有主同在的生命啊，有主同在的生命。所以说，这边他得到祝福是是神啊自己啊，是神自己。这应该是他啊最大的得到神，这是最大的祝福啊。 好，下面呃第六节，呃是是，呃先知的劝告和勉励哈和勉励，你们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哈。所以基于前面几节所讲以色列人远离神的状况和先祖雅各的经历，先知做了这个劝告和和和勉励哈。 啊，就劝告和勉励，好。所以，首先当归向你们的神，归向神哈。那这里边先知劝诫以色列民，不要归向世界，不要也靠自己的聪明能力，而是要归向神，确认神是我们生命中完全的主啊。这是归向神，是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为神所征服。 完完全全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掌管我们的一切哈，归向主，好，谨守仁爱公平，谨守仁爱公平。仁爱就是 love 或者 mercy，公平是 justice 啊，就是爱跟公益啊。我们晓得爱跟和公益是神啊两个最重要的属性啊，是属性之一。这也是。 啊，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信徒最重要生命和生活的素质啊，仁爱、信实啊、公正啊。常常等候神，常常等候神。英文是 “Wait for your God always” 啊，always。所以 “always” 的等候神，就是说永远的等候神，一直在等候神，不是不是有时候等候神。 那其他的时候就不等候神啊，而是永远一致的等候神啊。那什么是等候神？什么是等候神？那等候神就是不靠自己的努力，坚信神的引导啊。知道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，神都会带领、引导我们啊。所以等候神是，就是不靠自己，要靠神，坚信神会带领我们啊，带领我们，相信、坚信神的意许。 呃，知道他会带领，带领我们每天每天走，每天每天，不论什么时刻、什么状况，走走，带领我们走他的道路哈。那等候神，也就是啊啊，警醒祷告，等候主的再来啊，警醒祷告，等候主的再来。这个是上个礼拜黄弟兄正道的啊的主题哈的主要的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主必再来。 啊，主必再来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要谨守仁爱、公平，警醒祷告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等到在主荣耀里显现的时候，可以向主交账。好，最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刚才的啊灯法已经带我们念了哈。我们再把何下亚书十二章第六节，我们再一起念一遍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哈。那希望大家背下，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 好，请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神，我们真是蒙福的一群，我们本是这么的不配。 可是你竟招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能够信靠你，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。主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，我每天每天能够靠近你，能够归向你，能够走你的道路，能够见证你的名，能够荣耀你，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更像你，使我们的生命。 一天天的提升，使主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使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主的光，啊，使我们能够做主美好荣美的见证。求主带领我每天的日子，我们将祈求、感谢、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